锵锵三人行，今天请来者名作家 <laughs> 啊，慕容雪村。我真是对不上号，我没想到你长这么一模样。就是真的，跟他的微博上面的照片。对啊，有点有点有点对不起对不起观众，不是对不起观众。你这个人啊，表面憨厚，这我没想到。对。 <laughs> 这是快呀，快！不是，我就我觉得面带忠厚，内藏奸诈是不错的。 <laughs> 你知道最惨的是面带奸诈，内藏忠厚。那就是我呀， <laughs> 奸诈。没错，这年头啊，表面跟内心，我觉得有个简单粗暴的判断方法，就相反。 嗯，看吧？所以我见到他呢，我觉得蛮表里如一的。那其实，那像国美应该一个内心比较丑陋的，对吧？ <laughs> 不会，不会，我觉得没有。对对对，国美是直嘛，他是比较直。但是你知道我跟他怎么认识啊？我们啊，前几天就我跟一个老哥，我们一桌吃饭。对。 他就坐在我旁边你知道吗？我以为他是我们那老哥的保镖，结果他 <laughs> 是我是慕容雪村，长长了一副杀猪的模样， <laughs> 了一副杀猪？然后你知道聊啊，到最后这个饭饭桌上，他就这个这还热火朝天跟人聊。抽讲啊！你知道，我就跟我旁边这老哥感叹，我说老哥，咱们这个没微博的啊，现在已经彻底出局了，out 了，你都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。就他们在饭桌上说的，就微博已经是他们的一个世界了。 你知道吗？所以上，那个深圳有报纸叫《京报》，他那个主编叫胡红霞。我同学。对啊，大大侠就讲过这么一句话，就是你作为一个新闻人啊，你不上微博，你算什么新闻人？这微博的现在影响力真是有这么大。而且呢，他因为这个微博呀，最近还招骂。可能不招骂也就不叫微博吧。他为罗玉凤说话。 <laughs> 这个。 罗玉凤呢，就是前两天呢，就是七二三这个动车事故以后，嗯，他就发了一条微博，就是大概当时是死亡名单四十几个，嗯，他说这四十几个人，嗯，应该在死之前都应该听说过罗玉凤的大名了吧，对对，那么这样他们也算死得其所了，对对对，主要言论就是这个，这事儿很出名，所以我还研究了一下，刚才他们给我找的啊， <laughs> 说说罗一凤最新的微博，我很喜欢赖昌星， <laughs> 我希望他在临死前说一句，我爱罗一凤。 <laughs> 哎，广美，你也知道这凤姐儿吧？当然知道，她很惊人啊，粉丝一百上百万。一百四十多万。一百四十多。但是，就因为发了这句，就这个这个言论之后，就死得其所之后，然后她的粉丝每天就掉了几十万。而且我看这这大家就有人号召她，就说就说像咱们这样都不好，就说不助长她，就是连提都不要提她，就是不能让她得了逞。 但是你反倒就是有人说要封杀他，嗯，然后他说不要封杀他，所以人们就骂他。 <laughs> 对，其实我觉得，对那个提议是特别好的。就对待罗一凤这种人，最好的态度就是你不要理他，越理他，他越就是他越叫。嗯，呃，但是呢，我也反对，是说，呃，就是新浪来删除他的账号来封杀他，我觉得那也不对。嗯，实际上我觉得他是这个话，你说这个傻不傻？这个话真傻。 所以这个话贱不贱？这个话真贱。嗯，但是他也没傻的权利，他没贱的权利。我觉得他有，他没有，他没犯法。但是要求他大是大非。我们这个民族啊，历来爱讲这个大是大非，讲大义。你看到没有？就是觉得平常时候你这人调皮捣蛋。嗯。但是在某些时候，你知道，你你不，我不由得就想起，你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，我不就想起一件事儿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这个四川。 大地震的这个时时候，呃，在这个就是冯小刚还有什么很多人呢，就是就是张国立他们，反正合一起合作呀，在四川电视台当时组织一个赈灾晚会，嗯，组织一个赈灾晚会啊，也请了呃我去，还有什么我们的好像歌辉，这都去。后来在后台啊，这个是冯小刚还是谁呀？跟我聊，我就发现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他说你知道吗？别人来都没什么。 你来的时候啊，我们这儿有人这个议论过，说这个窦文涛啊，感觉平常嬉皮笑脸的，就是这么一人，看着不像好人啊，看着不像好人啊， <laughs> 就就不像正经人。说他来了，他要是干嘛嬉皮笑脸，那那那那那怎么办？说当时冯小刚就说，说你放心，这个场合没有一个人来了他会做这个嬉皮笑脸状的。哎，你看。 这我就想起你说这个罗罗玉凤这事儿，就某些时候咱们觉得这么大的灾难应该举国什么激愤或者举国哀痛，是，但是出这么一怪胎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，要不要杀了他 <laughs> 或者什么的？我我觉得他的言论是绝对 <laughs> 绝对的不恰当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号召大家要取消关注他，我觉得这个行为又有一点点。 太给他面子了，因为我我这样讲吧，罗玉凤她从来有谁把她当成一个模范，当成一个楷模，或者是一个学习的目标。她虽然有一百多万的这个粉丝，我我上周我终于上去，很耐心的花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， <laughs> 就是我除了看了她的微博之外，我还看了她粉丝的留言，我觉得粉丝的留言代表的，嗯。 更大多数人对他的一个看法，就是我觉得这些人上去是纯看热闹，而不是真正的去拥护他或者去粉他的。其实他就是一个生活中的小丑，就是一般的小丑在舞台上表演。嗯，他是把我们这个世界或者把微博这个世界当成他一个舞台，他在上面扮演这个小丑。你知道小丑他是可以说说错话的。你记不记得最早的时候在汶川大地震期间？嗯。当时不是全国哀悼日。嗯。 沈阳的有这么一个姑娘，嗯，因为那天网吧都不营业了，她大概是在玩游戏啊，可能谈男朋友，我估计是这样的事儿。她不能上网，不能去网吧玩了，然后特别愤怒，录了一个视频，十五分钟，就是在骂。嗯，后来呢，这个这个姑娘呢，好像被拘留了十五天。哦，我听说过。你听过这事儿啊？但是我觉得拘留确实是过分了。你觉得仍然她有一种言论的，就是权利。事实上呢，她讲这个话以后。 这是全国共讨之，全民共讨之，全军共讨之，全党共讨之啊！ <laughs> 共组之。对对对对，对，大家都在讨伐他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这种批判还不够吗？哦，就是就是，嗯嗯，就是说，我觉得这已经足够了。呃，就说好比说，全民搜索这个郭美美，对，本身也相当于她受到的一种。 道德刑法，对对吧？是。而且呢，你就刚才咱文道在后边哈，就就听听听咱们聊聊聊。 <laughs> 文道问了一句，说这个罗玉凤在背后，他是个明白人吗？然后呢，你看我们这小韩就找找找找，哎呀，就像你一样，查了很多明白人。 <laughs> 因为说在这个微博微微博讲啊，你看这是他，我是从九岁开始努力阅读每一份读物，十八岁确立第一个职业规划，二十岁写诗。 二十岁实习，二十一岁教书，二十三岁用教书两年的钱到上海，二十四岁开始炒作，二十五岁用炒作的名气加炒作的钱到了美国。谁想学？ <laughs> 一无所有，穷的叮当响的人，这么一步步走过来，难呐！你还说没人学他？他说我呀，学不了啊。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我觉得他罗一凤呢也有值得赞赏之处。第一，在这个社会里边，他没有利用权力。 没有跟哪个那个权钱勾结，没有这些东西，他也不用这种，你比如说这个性贿赂，当然也可能也不会有人找他。 <laughs> 你都能帮他想出这招，真不容易。 <laughs> 也没有这个，就是他基本上就在扮演小丑，靠扮演小丑出一点名。嗯，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态度。那么我再问你一个名名人哈，你觉得他跟芙蓉姐姐怎么样？呃，芙蓉姐姐呢，就是大概网上有人这么评论。 就是凤姐跟芙蓉姐姐两个人的比较呢，就是芙蓉姐姐呢长得稍微还有点人样， <laughs> 就是大概，他们俩的区别在这里啊啊。其实我觉得像这种人呢，我一般就叫他们就叫无聊贩卖者，就实在没什么可卖的，因为没有无貌无才无德，什么都没有，干什么呢？卖什么呢？你总得有点东西卖吧？卖无聊。但是听说听说最近这个芙蓉姐姐好像是不是转变形象了？ 人人家减肥也减的挺减肥好像也整容了，好像也整了。这是真的吗？我好像啊，我你不是芙蓉姐姐的，好像是不是可以可以不负责任的？ <laughs> 但是现在出来那个照片呢，感觉跟当年就说，呃，就是我不管我出现在哪里，马上就会有这个什么热烈的目光把我从人群中揪出来。嗯，跟那时候形象真是不一样。芙蓉姐姐据说现在只有八十六斤，是新的励志偶像。 前两天还开演唱会，没错没错。然后很多人说那个这这演唱会肯定就不会有票房的，嗯，人爆满。然后有一天我的一个粉丝在下面给我评论，就是慕容雪森，你瞧你胖的跟猪似的，芙蓉姐姐人都八十六斤了，你看到芙蓉姐姐你不惭愧吗？ <laughs> 我说我很惭愧。 <laughs> 那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，他们还专门找演唱会啊，人家就说真是呃九至少九成的上座率啊，芙蓉姐姐的演唱演唱会，我们可以看一看。 渴望我身边有一个关心我、爱护我的男孩子，和我一同抵御人生风雨，共驾真爱虹桥。多少多少粉丝来着？ 呃，芙蓉姐姐有二百五十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五十分钟前的粉丝。我天哪！哎，这个你老开微博的，这么弄出名了，或者点击率很高了，是不是生存问题就能能解决？基本上没问题。这个时候，富人了。对，你知道王朔对成功有个定义，那个定义叫什么叫他们成功？不就赚一堆臭钱的啥知道吗？啊，那你把你自己当什么了？啊，你不也整天在上面混吗？嗯。 我觉得呢，就是我长得当然跟罗玉凤差不多了， <laughs> 但是我觉得我还有点操守啊。我我不是真的扮演小丑啊。大概在微博上你能发现有这么几种人。嗯。有一种人呢，就是他在扮演理性啊理性的角色；有一种人呢扮演正义的角色；然后有一种人呢扮演无聊就搞笑的角色。没错。角色，但是他一定也会有这种。 没错啊，其实我觉得像芙蓉姐姐啊、罗玉凤这种人，反而有她的价值。价值在哪里呢？你比如说，一直以来我们看电影、看这个文学作品，女英雄的形象，嗯，在中国几乎是一个一个妈生出来的，这全都是一个模样。这女英雄呢，从来都嫉恶如仇，嗯啊，呃，坚贞不屈，连例假都没来过，然后 <laughs> 就是啊，就是，但是呢，就是全是那个一个模样，就我觉得看久了腻了。我就说，这种高大全的这种臭味儿，实际上需要。 另另外用另外一种臭味来解这个。他说这个，我想起来了。我看这个微博呀，像个大戏台呀。嗯。真的是，我也不敢说这些个网友们给他们制造点击率的这些人是傻那个什么，那那那那都是善良的人人民群众啊，我不敢说那个。但是呢，的确，我能够感觉，那可真是扮演，就是你扮演一个，对，你选择的。这里边你看，微博里边有演正人君子的。 你知道为什么？我有时候觉得，这个人类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多数的人的问题。为什么？你比如说啊，别人我不了解，但是可能其中开微博有一些是我了解的，有一些是我的熟人。嗯。那么你知道我在看着他这个微博，他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我的心里是多么的恶心。同时，我会觉得那些捧他的那些个粉丝啊，你们呀，你们是多么的愚昧。就是说，这种小人，哎呦，就是说我们自个儿朋友太了解这人了。 他能在微博上扮演这么一形象，而且还很多人追捧他，跟一什么似的？你知道吗？你就格外能看出这两张皮呀，这是演。这个在微博上有句话叫“无图无真相”，你说的是谁？发个图上来。哎，真的是。哎。 其实你说她是不是女英雄的？是不是女英雄扮演？是不是女英雄？我不知道。但是我必须说，他们像这样子的，您您把它归类叫无聊的这一类人呢，他们绝对是微博上面的一道风景线。我记得有一次我拍拍完一个广告，那天真的很折腾，特别冷，特别累。我们后来一群工作人员挤上一台车之后，有一个工作人员就说：“啊，终于收工了，我终于可以上去看看凤姐了。” 对他来讲，那个是解压，那个是他解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。他还不敢粉，他还不敢粉他，他也不敢粉那个凤姐。他是每一次都得单独的上去关注他，然后看看他今天又说了些什么。对，然后再来跟我们分享。所以。 也是个英雄，我觉得。你要就说你要这这这，就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也是他这个凤姐，咱不说这个大灾大难的时候啊，就平常他这个言论， <laughs> 我确实就哈哈大笑。对他，我觉得他就是那，比如他说希望这个什么赖昌星能说一句我爱罗云凤。 是挺可乐呀，这个还不是最可乐，最可乐的是陈冠希的艳照门事件之后，啊，他就说我想跟陈冠希大意啊，我想跟陈冠希来一腿， <laughs> 然后后来呢，就有人 P S 了两张结婚照，嗯，啊，就是一一个是陈冠希戴个军帽穿那种军服，那个罗玉凤也戴个军帽穿军服，两人结婚，下边三个大字结婚证，啊，看着那张照片呢，很少能忍住不乐的，对呀 <laughs> 对呀，哎，就你你其实你说我在呃台湾。 我看到这个台湾艺人呢，这个综艺节目，他都很有献身精神呢。那他你要说是扮丑作怪，那这这这不台台湾台湾综艺节目对，呃有有有个有个叫什么呢？数典忘祖也不叫是叫什么陈？陈汉典。陈汉典啊，那就是那种就声嘶力竭呀。那你说那个怪不怪呢？他其实还蛮有一点点小才的。啊，会模仿啊，会模仿啊。然后其实他的他的冷笑话讲的还挺好的。 哦，这算有一点才艺。那么，哎，凤姐的这种东西能用，不能说是才艺，还是说就是就是小丑？就是你，比如小丑，他一定有市场的。你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下边就中国那种下边的县一级的、乡一级的那种演出大舞台上去看看过么？啊、那里的主持人呢，就是就是完全是在出丑。哦，出丑。但是呢，他表演的越低俗，下边掌声就越热烈。 就是我觉得低俗跟无聊都是一种需求。其实呢，刚才看完那个芙蓉姐姐那个片段之后，我我心里面其实有一点点，就有点酸酸的感觉。嗯。你刚才没有听到她那个台词，我要我想要求生，我想要幸福，我想要快乐。其实不管你长得什么样子的人，其实这个都是我们最终极的目标。谁不要求生？谁不要幸福？谁不想快乐？他们只是用他们自己的办法，嗯，在扮演好。 一个这样的角色，猪头也有梦想。 <laughs> 对，你比如说，我就我就我现在发现，有些这个社会发展太快了，有些演演出形式，咱就不太能理解了。你比方说啊，这个好比郭德纲，嗯，你给他加个画框，他在舞台上，他他也是呃做小丑表演，嗯，我们能欣赏，我们也很可乐，还觉得很有才艺。那么，但是他下来在生活中啊，他是一个较为正常的一个人，对吧？但是现在出现这么一种演出形式，这家伙就是戏如人生。 他直接，但是他的舞台是网络，是，他也有，但是呢，这这个就就为什么？你要是大家都明白他在演的时候呢，本身又会减低他演出的效果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啊，大概罗玉凤呢，我想他对自己还是有个定位，就是他应该是知道人们需求哪一种无聊，就无聊呢分等级的，嗯，现在是消费品。 对，大概人们就是现在市场上缺哪种无聊，嗯，我就制造那种无聊来贩卖。那然后这个容易吗？你觉得？你比如说要这样能发财，发财那是那那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啊。对，那很多穷苦人民是不是都可以这么？这我觉得人都能发财。其实罗一凤在这点上，你说他也没伤害任何人啊，他也不贩毒，他也不干什么，就是他这样发财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样发财比很多人发的财要干净的多，对吧？ 那就会不会去一拥而上，引起这八仙过海？但这种呢，往往只有一个。你比如说，你首先这个得长得像凤姐那么有个性才行啊啊！ <laughs> 因为国美，你说这个这个，你说天天夸自己漂亮，这个不成为笑话？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而且我们讲，如果说你把这个当成一种成功的话，成功的模式，这种成功是不能被复制的，就是。 芙蓉姐姐的这个她也不是团聚，二百多万人， <laughs> 而且她自己自新浪认证是网络红人，北京芙蓉天下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CEO 啊。哦，她现在是 CEO 啊，她自己开的经纪公司嘛。 <laughs> 那你你说这种成功能够被复制吗？我刚才不是还跟你讲，你你在这张桌子上面已经提了几个在网络上试图炒作自己的人。嗯。啊，刚才讲的那位。 甘露露小姐，啊，对对对，我我我就一并的查了一下他们资料，她的粉丝少的可怜呀。那其实，哎，为什么都脱成样貌最姣好的，身材最好的，这个反而这种这种呢，用如果用这种手段来炒，反而不行。嗯。那必须是丑的，啊，就是这个这个看着不像个人的，用这种方式才能炒才能有效。啊。而我去可以，你去你没戏啊啊！你去呢，得想别的办法来炒。 啊，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！而且你，所以我现在想起啊，有些人对这个事儿啊，呃，往往会有一种觉得世风日下什么的。我不，不，我就我就想起这个这个王猛啊，也做我们这节目，他就讲啊，他当文化部长这么多年了，他就说，他说实际上啊，我们有一种不太有必要的担心，经常是什么担心呢？就是说，我们老会有那么一种思维模式，就是说，要是大家都这样。 他说：“实际上呢，这个问题往往是个假问题。对，嗯，不会大家都这样，也不可能大家都这样。但是我们有些个，就比如说未道之事啊，嗯，他会觉得，如果这玩意儿可以当榜样，是那家伙全国人民都学凤姐儿，那还了得？但实际上这是永远不会。就是学雷锋的时候都没有全国人民都学雷锋嘛， <laughs> 就正面的榜样都做不到这么大效果，你更何况是反面的榜样了？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” 哎，那我倒要问问你啊，嗯，你天天泡在上边是为了什么？或者说，你有个幻想当中自己要扮演的微博角色，演一什么人吗？其实我刚才这么说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到就想到我自己。呃，我现在有八十三万粉丝啊，没胖姐多是吗？因为 <laughs> 这个差差很差，差距很大，嗯，这不多也不少的这么一个量，嗯。但是呢，事实上就是有这么多人在关注，我发现我自己的悄悄已经变化了。 我刚刚，呃，上微博的时候，那时候在他一起开玩笑，有的说点说点粗鲁的话，啊，说点脏话，骂两句他妈的都没问题。嗯。现在呢就不好意思骂了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你一旦你比如说现在再骂一句啥，大概这八十几万人呢，这不是全看，就总至少有几百个人在骂我。就是你作为一个什么时候有八十几万粉丝的人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哦。啊，他他会对你提出要求来，他们这个要求呢，反过来也会对我施加影响。然后我其实。 你比如说，所多数人的暴政这个词是存在的。就是我大概是呢，我现在我既以我这八十几万粉丝为荣，但是我也同时我也被他们绑架。是是是是是。我一开始跟到微博上呢，我还组建了一个秋裤党，不是有个时尚达人叫说这个，如果你是一个时尚人士，你穿秋裤就是就不可饶恕的。 <laughs> 是是。然后是。对对对。男朋友。对对对。咱朋友。嗯嗯。但是呢，呃，我。 当然我不是时尚人士了，所以我热爱秋裤，所以我组建了一个秋裤党， <laughs> 在全国。我可以当你的党员吗？ <laughs> 在全国各地，这个分这个这个各设设立党支部，嗯，比如说我当这个支部书记有什么好处？我说这个好处大大的有，什么这个出入警卫，什么小汽车、 <laughs> 小洋楼、三十六 D 的女秘书，别种看到没？那个时候还可以搞笑啊，你看现在呢，就是就是。 我被逼着成了一个道貌岸然的人，哦，就成了，就是你被你自己制造的角色呀，反着一个监狱给困住。你像，在我想起像这个这个，这真的是改变人的一些生活心态。那个任志强啊，进这个棚的时候啊，嗯，他拿这个 iPad 就在这儿，然后我说广告之后见，他广告在放。我说现在录节目呢，咱能不能停几分钟啊？啊，他说那不行啊。我说为什么不行啊？他说那他们就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 我说他们为什么非要在这几分钟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你看，他形成了一个这个感觉，就是我不能控窗，对，不能 <laughs> 那个真正的微博控，啊，说到微博控，想到另外一个词，你听说过脑控这个词吗？脑控是什么意思？这两天呢，在微博上炒的特别热的一个词，就是你这个脑袋通过某种仪器可以控制你的大脑 <laughs> 啊，几乎是科幻小说了。 然后在百度有个脑控吧，里边全讲的怎么样控制一个人的脑袋跟精神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微博就有这个脑控的那个。不是，就是真正的脑控。